锵锵三人行，文道今天又见到陈丹青老师啊！这个丹青老师最近有什么活动吗？没有什么活动，嗯。为什么最近好像活动少了？感觉在上网一看，感觉你活动很多。没没有吧？我已经很少很少了。你看锵锵，我就是一年来一次。嗯啊。 没有什么活动，怎么了？哎，嗯，但是你怎么，你比如说我请他做节目，我在网上这一搜哈，好就陈丹青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恨不得以前成千上万个视频，以前不也就最近一个乌镇戏剧节我去了，嗯嗯去了，反正就就免不了就是要讲两句，嗯，哦，你去了乌镇戏剧节，去了去了，哎，蛮有意思的，怎么样？听说挺挺好的，是不是？我看了那个八个钟头的话剧《如梦之梦》，哎，让新的剧场建起来了。 呃，蛮好啊，这但是我就乱讲嘛，乱讲就招骂，反正现在。 <laughs> 哎，讲话有快感吗？嗯，乱讲有快感吗？我倒没想到快感，因为他要问嘛，问嘛就慢慢就上套了，就开始 <laughs> 就开始乱讲。因为其实你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你你的经验怎么样。嗯。就当我在学校讲演，或者对着一个摄像机在接受采访。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我得一句一句想着下去下去，但到底我讲了些什么，我事后都忘记了。嗯，然后我又我又不上网，又不会去看。嗯嗯嗯，真是我我不太是，我通常是会想到要讲什么，然后试图结构的把它讲出来，因为我写作跟我我我讲话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都是有一个先讲先有一个结构。哎呦，我我完全做不到，完全做不到。 我要从第一句话开始讲起，我写稿子也是这样的，就慢慢写下去，我才知道我要我我要讲什么。你是信口开河的讲吗？差不多是信口开河。但我觉得你这一代人脑子里能没那根弦吗？呃，有当然是有了，但是过一会儿就忘记了。 <laughs> 是这样，我我在清华开会的时候，每次想这次不要讲了，这没意思的，哎，记两分钟以后就忘记了就。 然后只要一开口，完全忘记了就，嗯，我的天，这是一种 <laughs> 什么 <laughs> 傻？ <laughs> 我管这个叫触景生情。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反正反正一进入那个状态，嗯，就就就来了。但是你看，我你介意不介意有有有有人批评你？嗯啊，老有人批评我。呃，对，有个有个网友网友，他的意思是说呢，说陈丹青很会说话。你看他说啊。 呃，说这个，这我都不知道你的过去历历史。 <laughs> 有网友说呀，说这个画家陈丹青是混得最好的政治投机分子。他早年画 <laughs> 给敬爱的毛主席写信时，被称作“江苏列宾”。 他的成名作就是《泪水洒满丰收田》。由于政治上又红又专，英语零分照样考上了中央美院。他懂得左右逢源。哎，你今天不也强调不要考英语吗？ <laughs> <laughs> 对，这孩子可能是七零后、八零后，他不太了解文文革的当时的情况。哎，对，呃，我是文革最后一代画家，哎，什么都画过毛，我我就是学学画毛主席像，开始开始学。画。对，我刚才还问他，我说你那个时候全国画毛主席有没有一个画的最好的画家？有有有，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刘刘刘春华嘛，就是毛主席去安源，然后还有很多我的老师辈的，那太多了，太多。 当时你你这个思路都是现在的，当时没有人会去比谁画毛主席画的最好。嗯。哎，就大家都画毛主席。嗯。我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画过一百多张毛主席像，然后在二十多岁以后，我还画过画 <laughs> 画国锋主席。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什么计划生育，什么当时的政治题材，我都画过。嗯。我都画过，你那样就可以不用下地了嘛。嗯。哎，然后我们还高兴呢，能够拿到任务。 嗯，不包括打倒邓小平什么这个这个。啊，不是谁想画就就能有这个任务。对呀，就你得所谓当时叫有特长，哎，还有就是你已经出版过东西，我二十岁出版连环画，哎，这家伙可以用，然后就用。就大部分知青画家非常高兴能够画这种政治主题。 嗯，我记得我有个童年的记忆，就是给我爸去送饭。我爸这这这爬在那个一个梯子上，我爸画两层楼那么高的毛主席像，因为要画很长时间，所以中午我就给他送那个饭盒。我就有这个记忆。那个时候真是每个厂都画着巨幅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今天我们一般理解的所谓政治投机那个概念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画毛主席那不叫政治，那叫常态。 就相就相当于欧洲以前中午的时候，所有画家都画圣经，都画神。但你说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叫做宗教投机或者怎么样？不是，因为那时候你除了画这个之外就没有东西会画，没有东西可画。你你最容易想到要画什么，就是画这个，因为画画就是画这个嘛，这是你的世界。但是你看，我们这艺术的外行人，老觉得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画的时候是带着感情嘛。嗯， 是有感情吗？或者说是有感情，有有感情。重要的不是我在画哪张脸，而是我在画油画。我就我画到哎，我画到鼻子，画到比方扣子，画到后面红旗。你在用颜料啊？你只要用颜料、用笔，你你一定有工具快感的。我十几岁嘛，当时只有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文革画家几乎没有人问说道德上我该不该画这张画，政治上我对不对。 嗯，就是我今儿个能够到这里来画画，就已经高兴坏了。已经，嗯，哎，颜料都是免费的， <laughs> 然后，然后从从从农村调调调出来哎，那比较有心理压力的，其实是所谓就老当时的老人，从民国过来的。嗯，一个是他很痛苦，已经不要再画这些了，他没有这个政治权利了。嗯，第二个呢。 若干人解放了，说又可以让你去画了，不画毛，但是你可以画工农兵，我感感激涕零。但是仍然不排除有些真的是有政治操守的，嗯，他就不画，嗯，他就不画，因为他经历过，不是都要画毛主席很少的人也也就就不画。但问题不画，当时是一个没有个人空间的社会啊，所以你不画，你等于灭亡。就是如果你只会画画的话。 但是你看啊，有些画家谈起来，好像又很留恋那个时候。你看，我就记得啊，那个时候虽然我没有这个天分呢，但是我记得我哥哥他们啊，整天骑着自行车，背这个画夹子。我觉得那是真喜欢画画，很淳朴的，就说画画。可是你看，也有人就说，那你今天的这个画家好像没有这种心态，今天的画家都在跟买画的人。 在吃饭，或者在经营自己的名声。种原因，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呃那天说的，就是这是一个传媒时代。嗯，我们那会儿是一个差不多是前前现代社会，是个手工业社会。嗯，呀，你你你你你当然会怀念手工业社会，做每件事情都很开心的。嗯，啊，做饭、种地，然后画画、做木匠，哎，因为没有其他东西。 啊，嗯，为你用心，哎，用用智慧，然后快乐，哎，哪怕是画画画画政治题材的画，今天不一样了，哎，今天哪几件事情是要你靠手做，这个社会才能运转下去，都是现成产品，嗯，啊，嗯嗯，图像得来太容易了，你要有个标语，有个图像放放放放个什么什么什么 G G G p t 啊，这这的电脑，对，就是招之即来，那会儿愣靠手画呀。 哎，所以这当然会高兴啊！对，所以我为什么反对素描考试这种？就今天已经是一个传媒时代，一个电子时代，你怎么还用手工业时代的一个一个一个标准来让你这年轻人？你你看你是内行人，但但是真是颠覆我这个外行人。嗯，素描都不用了吗？你觉得以后的这个美术学美术就不用会用手画画了？ 这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世界差不多都已经这样了，而且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因为是有高考，所以这个素描还在，它是个产业链，因为你得通过考试，所以这是一个畸形的情况。就全中国还有几万个孩子每年要通过这个素描考试，哪一天这样的制度改变了，你看着像麻雀一样全部飞光，你这个时候你再找个人画素描，没有人要画了。为什么画了？为什么？ 啊，只有少量人，他实在是天生是个画家，太敏感了，一画就好。这样的人会有，但是他会边缘，就是你自个玩，整个社会不需要他了。要素描干什么？你告诉我，呀，要素描干什么？所以，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画家他的这个才能不在手上了，在脑子里。将来有没有画家都是个问题，为什么还要有画家？ 嗯，为什么？你你画画是为什么？这这是最终的问题。你画给谁看？这个社会哪个环节需要画家？你告诉我。现在你的画卖的很贵啊。钱呀，就现在就剩下钱的意义 <laughs> 呀。所以我也很少很少卖画。你你你这些年拍卖行你去看，昨天我还收到一个邮件，又是我的一个委托，啊，就是送到送到台湾一个拍卖行临摹我一个人体。现在只剩下钱，呀。 当然，国家现在也还在搞历史化创作什么这些，这是一种奢侈。就是我们还要叫画家来画历史画，三皇五帝一路下来，这也可以。但是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这个文化运作还会延续十九世纪的一个一个一个形态，哎，但是二十一世纪真的不需要绘画，你需要图像、影像，这这可以的，哎。 只是因为这么一个高考，才让这个中国还有这么多画家和这么多教画的老师，嗯，你看，他就说明了，嗯，就他就是以素描这个这个功力被人家称颂的，嗯，所以这说明一个人最终毕竟是必定会走向他的反面。你现在站到了你的对立面上去了。我我我没有这样想问题，我没有这样想问题，因为我我我真的提前在一个所谓现代国家待过。 我就只能接受，就是画画这件事情没有用了，这社会不需要你的画，对吧？当然，美国有的是画家，但是那是一个文文化很富裕的国家，你你有那么多人要画画，你就画呗。那中国又是另外一个畸形现象，还有考试，还有那么多学院，还有那么多画院，还养着那么多画家。而画院画画画的功能，说白了，实际上是官员送礼。嗯，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 哎，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五千年传统，一千多年的文人画传统啊，书画风雅，大家送来送去，OK fine 呀。但是一个正常运转的一个一个牵涉到一个一个一个实用性的功能性的一个一个艺术，我从来反对所谓纯艺术欣赏这个说法呀。就是它的功能在哪里？你告诉我，这么多山水画，这么多素描，它的功能在哪里？谁需要这些画？这些画跟。 真的，咱们叫人民是什么关系？少数跟家家户户是什么关系？那能不能说少数人需要这些画？是少数人，但太庞大了，这个人口比例是不正常的。咱们怎么现在谈这个话题？因 <laughs> 为我觉得绘画还是会一定会存在，因为仍然画画而且画的好的画家，在今天世界上肯定很多还有。但是问题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一？ 个最入门的那么基本的，我们鉴别一个人能不能做艺术家的一个标志，对，他还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一种技能呢？嗯，这就很难讲，因为比如说当代艺术里面，你其实绘画所占的比例不是那么大了，已经正在下降。那么今天你用的更多的，比如说混合的素材、多媒体的创作。 这里面甚至他艺术家用用手做东西都已经很少很少，很多时候是一个 studio，有人去，他有一个概念，有个草图或者怎么样，然后请人去完成它，这种情况更多。所以今天更多的是个观念上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为什么？ 呃，那么多国际上的艺术学院，他注重的更多的是一个观念上的东西。他就像个老板是吧？他出主意，有人替他做，但是……倒也不是，不是艺术的定义正在改变。哎，所以素描考试和艺术不能画等号。嗯啊，艺术一定会有，其中包括绘画啊。但是考试它只是考试，它完全变成一个产业链，变成一个一个死规定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牺牲品可以说，啊，你必须考试，呃，是为求求得跟艺术无关的很多事情的平衡、公平啊，什么多数人要入学啊，种种这些，他们有很多讲法，啊，所以废不了。我相信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代人还在把持教育，五零后、六零后把持全国的教育，嗯，在五零后、六零后手手里，他们是这样学出来的，他们只懂这些，啊。 但其中也有若干人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变了，这是个传媒时代。据我知道，比方中国美术学院，还有这几乎各个大学院，现在都传传播系啊，然后摄影啊、影像啊、多媒体啊，这教学慢慢都在起来。嗯。但是绘画是个伟大不掉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专业所谓，哎，所以这就他就很很很很被消灭的。都我倒不愿意这样说，绘画不会消失。 对，不会消失，也用不着去消灭绘画或者消灭任何任何种类，必要哎，哎，就就是听其自然，不要再强行要所有想学艺术人都要考素描。其实我我就这个这是你的观点，哎哎哎，这个你看，呃，我不知道你就是刘晓东啊，他呃最近呢，就是我看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采访讲一段话，我觉得也挺实诚，他就是他就是还他还在坚持这个手绘啊画。 但是呢，他现在画呢，他增加了其他的一些行为，嗯，比如说媒体的这个呃跟踪啊，或者很多的文本，嗯，而且你看，他就觉得他说，我觉得我不能仅仅做一个画家，嗯，他说这个单纯靠画，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理解和欣赏的意思，他他的意思就是说。 呃，我觉得我一个呃画家，为什么不可以像很多有名的人一样，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他说我不掩饰我在这方面的这个一定的企图心。嗯，但我一方面我我在好好画画，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就是成名。嗯，等于说，嗯，你对这种观念怎么看？ 他也对呀，就是他现在每次出行就变成一个事件嘛。嗯，嗯，他最后归结为一张画，但围绕这张画有团队、有叙述、有影像，嗯，哎，然后当然还包括这个车展什么种种这些。嗯，嗯，但 <laughs> 但是我要看他，他他他这样做。 呃，最后的实际效应是什么？就是不是真的在社会上？因为我我很警惕任何艺术家说，当我想为更多的人或者全社会做什么时候，我总是保持怀疑啊。嗯，社会和人民是个太大的概念。嗯嗯，至少我从来不相信社会需要我我我这张画。嗯，或者我这张画居然能够影响部分，呃，至少几万人以上，我从来从来不这样想。 这必须回到手工业时代，回到至少集权时代，回到就是所有传播只有一点点空间的时代。嗯。那那你可以做到，哎，只有一个美术馆、一份杂志、一个电视台，啊，然后大家只看这些，那你真的可以做到。文革几届美美展我都我都看过，就就那样一个时空我还记忆犹新，可以做到，你真的对人民有影响。你不能想象文革时候的全国美展挤破头啊。 像赶集一样的，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laughs> 没有任何别的别的娱乐活动。对，就像改革开放之后那些小说卖的那么好，电影场场都是满的，因为只有那几个电影，阿尔巴尼亚、朝鲜就那么几个电影。到最后，连毛主席本人都觉得样板戏数量太少了，不够看。 <laughs> 可是今天不是这样，今天太多选择了。你，我从来不好意思认为我的东西居然可以影响公众，这不扯淡的事情，嗯。 所以我都不办展览，我也不不不那什么，呀？但是你对公众也很有影响啊。不，那是因为媒体，那是你们叫我来， <laughs> 很很简单，哎。是我们下套是吧？因为媒体，哎，所以今天的文化是媒体，不是不是什么画画之类的，呀。所以你小东如果真的想影响影响社会，像他说的那样，他他他应该去做媒体，嗯。 不不不不是画画，而他的画画能够有影响，因为他画的太好了，而且他的方式也的的确确是我我看不到有其他同行的一个能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哎，但毕竟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成就，他他他不会变成一个普遍的经验，这不是一个可模仿。哎，而且不管怎么样，仍然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在注意，你到大街上去问问看，文道你怎么看这个成名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什么叫成名？因为现在很多人呐， <laughs> 这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画家啊，人家都讲的叫什么呢？说得一口好话，哎，说得一口好话。你明白吗？就是今天似乎他更多的在经营媒体，或者经营自己的名声，这就所谓的影响力。但是有个很简单的，在商业社会有个很简单的关系。你很有名了，你这个画自然就价钱就上去了。对。水涨船高啊。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这恐怕不只是中国的情况，是一个世界的情况。因为所以你看到欧美那么多的美术学院，他们最近二十年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以前比如说你们念美术的时候、念艺术的时候，当然也要读艺术史，但是读艺术史也好、读艺术理论也好，它占的比例没那么重那种课程。但现在你随便你上网看看世界各地那些大的美术学校、艺术学校，像芝加哥那个艺术学院那么有名的学校，你去看，它。 课程里面，他理论课的比例是非常高，呃，甚至教你艺术评论写作。就他们假设每一个画家、每一个艺术家，他毕业之后，他甚至能够做个艺评人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今天对很多人来讲，一个艺术家到底做了什么创作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创作说成是什么，他怎么说他。 呃，然后人家注意的也不一定是他的作品，而是人家怎么去描述他的作品，这个点更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才是在媒体上分高下、决胜负、决定他有多受欢迎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艺术家很多在搞这个东西。那当然，从传统上讲说啊，那这个艺术家都不在做艺术了，都在搞营销啊或什么。那事实上也是，你比如说。 很多大型的艺术展，比如说我去香港，现在每年也有个大的艺术展，就就巴塞尔那个艺术展，那是个商业活动，现在也在香港办。你去看，就满大街都是那种艺术经济、艺评人、策展人、艺术家，那个圈是个是个浮华世界。嗯，就比如说你不是刚才去了威尼斯双年展，像这种浮华世界是那就是在做生意，他就是叫做营销，你不做怎么行呢？ 所以现在艺术和生意不分家了， <laughs> 这个是从 Andy Warhol 开始的，嗯，就是从他开始，整个传统艺术和商业的关系开始改变，啊，然后一代代就做到现在已经很很很自觉了，它是一个大，大工业了已经，包括时尚，包括设计，包括艺术，它是它是整个打包的，嗯，在在在一个。 但是他必须要靠说嘛，你比如说你讲的 Andy Warhol，嗯，因为 Andy Warhol 当时那么跟 l i c h a r d s 打那些人那么轰动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于在他们前一代的，就比他们大半辈的那些人，就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那帮人，那些人的话拿出来，你还能看，就是说这个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依照着那个画讲。 但是 anyone，比如说他画个香蕉，他画个他画个玛丽莲梦露，弄个弄个罐头盒子出来，那个东西你就要讲了，因为那个东西就。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他把它说成是个什么事儿，它 <laughs> 是需要说的艺术。对，最后都跟我是同行了。